课文四，运动很重要。这句话谁都懂，但是你知道怎么运动吗？第一，要选择对的时间。一般来说，早上九点是最好的时间。冬天要再晚一些。第二，要选择对的地点，公园、山上。 游泳馆，这些地方都可以运动。第三，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运动。如果你很久没爬山或者游泳了，运动一会儿就一定要休息休息。还要记得，刚运动完口渴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喝水。生词。 选择冬天，必须根据情况口渴。